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西西利亚，大家好，我是 QP。好的，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注定是要在欢声笑语当中度过。我我们我们节目一直都是小确丧那种的，然后就一直是 negative news。然后十十年内终于有一件人生喜事要跟大家分享。 <laughs> 有史以来，就是节目录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觉得以后不需要录了呀？因为我们我们一直就是录的就是有个 negativity，知道吧？然后现在突然间有一个 <laughs> 有两件大好事儿，然后就感觉就是 end of this p a r o d c a s t 就是这一期真的是纯粹的一期，有一些好事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么一期。哎，要不赶紧就是先直接给大家分享吧。切入正题，然后就是让 Q P 给给大家说一下他最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儿。我的大事儿，我结婚了， <laughs> 不是。 老师，我们这样说，大家是不是觉得你结婚了？ <laughs>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件，不是这件事啊，不是这件事啊。嗯，那个喜事儿就是，鄙人通过五个月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工作。鼓掌鼓掌鼓掌！棒，恭喜恭喜！对，就是。之前我们自己手动的掌声可能是有点弱，可以后期加一个那种。后期我要加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对。对。 <laughs> 就那个，因为我这周有就是非常 drama 嘛，就是就就是我我进了这个公司，就是我一直就是念叨了四五个星期的这个 interview，然后在这一周终于是 o n s e t 了，然后就汇报了我的这个 project，然后呢还跟他们的什么 SVP，然后那个面试嘛，对，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还不知道那是 SVP，然后我还觉得这个人还行， <laughs> 然后说话有点不太客气，然后回去以后他给我发过他的名片，我一看竟然是 SVP，我说我天哪，会要，我觉得我这个事儿汇报很长哎，安你好，汇报请汇报。 这个就是之前节目当中，就是 Q P 提到还要准备一个很大的 project，就是面试面了很久，然后还做了一个什么 project，还要做展示什么。presentation 对，然后到最后终于有一个好结果，真的是为你开心。 <laughs> 谢谢，哎呦，那我就 briefly 介绍一下我整个是发生了什么，就是我五月份的时候，我在毕业前就申请了这个公司， <laughs> 真的，哦，老天呐！然后呢，我我我是一直没有 hear back，然后直到直到八月份才 hear back。 也是给他跟大家借鉴一下，看别人可能有从我的这个例子上可能学到一些东西。 <laughs> 对，因为 <laughs> 美，因为美国这边的面试还有 hiring 真的就是特别的，就效率非常的低，整个过程拖得很长。对，因为一开始这公司就是我的那个 one of my favorites。 然后呢，我升了他，然后他们可能就是因为我升的那个岗位，当时可能觉得他觉得可能不太合适，然后就就没有，就他们也没有给我发去信，就就没有就 hear back 了。对，然后八月份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就是从他们那个 president 给我发来了，就是相当于公司的大老总，对，直接直接给我打电话让我给我面试。 然后呢，一来一口气面了一个半小时，然后就是 behavior，a l 然后那个什么 experience match，然后最后还有那个 case study，然后就是都有，然后面的还特别快，对对对。然后，然后我当时觉得，天哪，这什么情况？就是，这只被惊到。对，然后他后面告诉我说，他们公司在招 talents。 就是他看到我的那个简历，他就是可能是之前那简历库里面看到的嘛，他说很感兴趣，然后就很想了解我嘛。然后就是，然后我那一轮其实就是最难的一轮，但刚好很巧是我第一轮我就过了那一轮，然后后面又有两轮是跟两个不同的 director 然后打电话，然后那也是又因为他们公司又是江是一个半星期甚至两个星期然后一轮，然后所以就是这个漫长的从八月份到十月份，然后一直到这这周嗯这周三的时候最后一轮嘛，就是 onsite，然后就办公室里面就让我提前。 做一个 assignment，然后要自己做一个 slides，然后要做一个 solution，对，然后好可怕，这个是面试还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对，要什么？因为还有那个 clients 的 mock meeting 什么的那些，就是准备了挺多的，吓人。然后， <laughs> 所以那个，所以那个 clients 是他们自己的人，就是假装的吗？对对对。 <laughs> 没有，我跟你说，我戏更多，因为因为我不知道准备这个跟 m o r k client meeting 嘛，然后我就跟我的两个别的那个朋友，就是我的呃之前的硕士的同学，现在工作的，然后他们假装是我的 client，然后我们也打电话，然后就是练习嘛，然后我们练习的时候戏更多，就是一定要就是故意就是刁难一下你有口音呀，或者你名字很奇怪呀，或者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就各种各样 handle，然后我有好多好些纸，好多好些纸，就是然后最后就是展示的时候当然就很好了，然后就相当于已经念十几遍了，然后就是展示的时候当然就很好。 对我，而且我真的我发现， <laughs> be extra，always be extra，就是我不是戏精嘛。我跟你说，戏精有的时候真的是有好处的。然后想想为什么，其其中他这个作业不是有很多小问题嘛？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要解释一些什么 terminology 什么的。然后一般来说你就把它放在那个 slides 面就行了。然后我不行，我一定要准备一个 handout。 然后我 separate documents 对，然后我我因为我自己就是对他那个风格，因为我刚开始我觉得 slide 做差不多就行了嘛，后面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不行，一定要做成他们公司的风格。一看以后觉得是以为自己他本身的 s l i d e 就是说就看不出来是别人做的对，所以我研究他网站也研究了很久，研究他们的这些模板什么的用词，然后就是做出来一套东西和他们公司自己生产东西一模一样，然后那些憨道也准备特别高级，然后我还不想自从自己家我的那个 print 这些纸嘛，我都用非常高级的，非常要要去那种特别豪华。 直打印店，就是那天早上，因为我还想说，就是直接就是打印出来就。 更好，我把我的 s l i c e 也打出来了，然后把我的这个 h a n d o u t 打出来了，还格外带了我的高级的版本的那个 r e s o e 就是要很厚的纸 r e s o e 就感觉就是很有那个感觉。对，然后那个还提前了理了发， <laughs> 这种戏真的太对对对，我有看到你那个换了一个新发型， <laughs> 对，就真的还还还理了个发，感觉这一系列好像跟结婚也差不多，就是我选了当天的桌布，然后什么我去做了发型什么， <laughs> 对，还因为我还专门就是因为我平时我。 我的衣服就就衬衣什么的，我就直接扔洗衣机了。然后我那天还干专门干洗了我的衣衬衣，然后起码它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皱，对吧？然后就是天衣无缝。他们说第一次见到有人准备这么多材料了，就是说，因为你的纸的质量，他一下就能分辨出来。那 SVP 说：“哇，你这纸质量好好啊，我们那个纸都没有这么好的纸。”就是一下子就能够感觉到你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 man 他是有一个 director 跟这个 SVP 一起面嘛，然后 director 就说：“是我是唯一一个把 assignment 做对的人。” 这句话听完以后，我觉得其他人做的都 <laughs> 是错的，不就就不是错，就是因为他有很多很多小的细节，他可能有一些小东西就容易忽略掉。因为我是我是特别认真的研究了他的网站的，就是就是他，因为他就是因为他就是真实的一个 presentation，所以因为若是你不在这公司工作的话，你怎么知道他们公司的这些业务模式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因为我是研究他们的用词什么什么的，我就发现他们有些特点，他们报告都是这么写的，然后发现他们觉得嗯很对，他们他们说我是唯一一个把那些所有的那 a 一条都搞对。 的人，所以我就说，always be actual，就是真的是对的。就是你戏精，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这种面试的时候还是有用的。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着重的表扬一下 Q P，因为 Q P 就是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真的非常的认真，而且对待任何一个面试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就是我觉得虽然很戏精，但是体现在一些非常正确的地方。对，像我的话就是。 就是我我本人，以及我觉得所有大家真的都应该向 QP 学习这种特别认真精神。真心的，因为我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一副就，而且我到后找到后面我就很烦，你知道吗？我就有点我也是，我跟你说想再去搞这些东西因为因为这个公司真的，我就已经很累了。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再要别人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人会这么大的耐心。我觉得我耐心，你想想都两个月了，耗了很久了。 我觉得到最后，其实真的是比的是每个人的，怎么说呢？就其实你面试过程中，你也付出了很多东西嘛。嗯。有的有的人可能就觉得我都没有在你那儿工作，我为什么要付出这些东西？就对对对对，你知道吗？但是但是，我觉得你你你努力过，跟你没有努力，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自己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争取一些事情。 就星期三早上我面完之后，然后呢，面到最后一个小小问题，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个 sponsorship 的问题嘛，所以他就不确定能不能够 file 这个 sponsorship。对，然后然后然后呢，就是我就说啊，那完蛋了，那就是说我想起来了，然后 Q P 就特别戏精的，在我跟那个跟我跟 Steven 说，就说啊，觉得这个这个公司可能不行啊什么的。 对，是吧？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就是 Q P 一天当中人生的大起大落，真的是， <laughs> 真的是。然后我就一起就出来以后嘛，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呃街旁边的那个那个椅子上，完了，我觉得现在就好累啊。然后觉得我忙了两个多月白忙了，因为觉得这个最后说不定还不能够就是 sponsor 对对雇外国人，我就给我爸妈发了，就就是我们两个我们就 FaceTime 了嘛，就是就是打视频电话。 对，然后然后那个 <laughs> 就跟他们说啊，那个感觉今天这个面的可能最后还是不行。然后说那我就实在不行，我就回去吧。对，这就说好，就感觉就是说要赶紧回国的意思了。对，天哪！对对对对。然后我爸妈说，那你要说，你要觉得，那你觉得现在真的是。 感觉这个大形势不太好的话，就是呃不好 sponsor 的话，你就真的就回来呗。然后刚聊完这个，然后我又又是各种负能量，就跟 Celia 跟 Steven 在聊，聊完了以后我就好坐下来吧。那我还是要把这个完成嘛。然后我就给他写了一个那个 thank you 呃 email，就是因为你每次面完是都要第一时间写 thank you email。 就是感谢他，就是说啊，这个 interview 特别谢谢你付出这个时间，然后这 interview 呢，然后我学习到了什么呢？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更合适、更适合我了呢，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写完了以后，我就发出去了嘛。我觉得我写的真的太美了，真的， <laughs> 我对我，我被我的 thank you email 感动到，你知道吗？觉得我觉得。 你的 thank you，对，就就是你这种感觉，就自己在做戏的感觉，就是那种、那种感觉，一个人在跑马拉松，就感觉自己被自己感动到，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靠，我说我你，我说我就你进进不去的一个公司，我竟然都那么努力的写一个 thank you email，然后写完发过去了，发过去五分钟以后，我就收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面就是我以为是一个猎头嘛，可能有别的机会，然后我就说，哎啊，我是谁谁谁，然后你有什么事儿？你是谁啊？ <laughs> 这种就感觉这这口气很过分。 <laughs> 然后他说，对，然后他说就是我是那个 SVP，我们刚面试的。我说，哦，是你。然后我瞬间就意识到，他肯定是查了以后发现他们不能雇外国人，对。然后他可能就是不能不能 sponsor 是未来。我说，对。然后所以他直接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很很不好的一个反应。对，然后我觉得呃肯定是不行了，他就不想让我等到下周三，因为他们一直。 要面到面到下周二，因为他还有别的那个呃 candidates，对。然后我说那好吧，他肯定是不想让我等了，就想直接告诉我，然后谢谢你啊什么的。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准备好了，然后我心情做好了，就上就闭着眼睛想说你赶紧说完赶紧挂了，对这种感觉。 <laughs> 然后他说他说哦，we are pleased to offer you r position。然后我就天呐，然后我瞬间就是我瞬间说什么就是 Oh my God！ 然后不啦不啦不不啦！天哪，就这，然后然后然后就各种就是就然后 Thank you，然后就各种，然后我就就不敢相信嘛，我就说真的吗？然后说是是是是是，他说我们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我们不打算面其他人了，我们就直接要你，然后就是我们也不想你等，对。 哇塞，好好啊！你看，然后我想说，因为你你记得你之前还跟我说什么？有的时候你就是你没有呃面试什么的，真的不看你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他这个 position 已经 filled o u t f i l l e d 了。对，然后你又又就约好了不得不来。然后我就是他们说那种特别讨厌的人， <laughs> 对对对。因为之前转发过一个，就是面试，就是面试失败的很多原因不在于你自身嘛，就是说有可能是公司这个职位已经有人了什么之类的。然后 Q P 在就是大家讨厌的那个人，然后接下来接受面试。 的人就是无论无论表现的怎么样也不行了啊！他们还是面了星期四的，因为他们因为我给他说我说我需要一天时间考，他说他让我最越快越好，的我说那我至少得要等到你的那个纸纸质版的来啊，然后我要就 evaluate 这个 offer 嘛，对对对，evaluate 这个东西，然后他说那好，我现在就发给你了，他说他们太快了，半小时以后就发给我这个纸质版了，所以你现在真的就是就是在一天当中经历了人生大起大落，最终走上了人生巅峰。 <laughs> 巅 <laughs> 峰啊，然后对，然后就是我星期四花了一天时间看那个嘛，然后想一想，其实也没有想啦，就是故意想布置一下，有就这么一个 offer，然后想的就其实也就是完全的同意，然后故意又搞了一天。Anyway，对，然后然后星期然后星期五就给他们发了嘛，然后发了以后他们就是啊特别特别高兴，然后你就我其实还问了问题了，因为我觉得就不可能这么就这么简单就就是 on board 呀，然后我就说啊你这个 offer 没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再 clarify 一下，然后他们就给我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就在我这个感 感觉吧，刚刚刚硕士毕业嘛，我觉得都蛮好的了已经。然后呢，嗯，什么叫蛮好？我觉得就已经走上人生巅峰，好吗？你不要故意这是 low key。哎，你刚才都已经 oh my god，然后你这时候又一副很 low key，说哎，对硕士毕业来说，我觉得挺好的。我真的就受不了你这种 <laughs> 戏精，我就是两副面孔。不好意思，行行行，我这次我我就是，真的，我就毫不客气的就 claim 一下，的确是很好。 <laughs> 呃，然后我就我就星期五就接了嘛，然后呢，就就是我因为我这个故事很长，不好意思，我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然后我星期五现在不在 internship 嘛，然后星期五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supervisor 然后突然间要请我吃午饭，我本来想说就是他，我今天告诉他我已经有 offer 了，我就要辞职。结果人家又特别 nice 的带你去午饭，你又觉得很于心不忍。对，然后我就说那我去午饭吧。然后去午饭以后，我就。 <laughs> 给他讲， <laughs> 对，告诉他了，他他很很高兴呀。然后后面说，哦，我本来想给你一个另外一个职位，我想说，我操，你不早说，所以其实你这个实习是有可能转正的啊，不在他们这个部门，但是在别的一个部门，他先把我 refer 过去，对，然后都他都帮我约了一个下一周的一个呃面试了，就是那于哎呀，所以你这个你这个 supervisor 也挺好的，就你今天这个实习真的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呃，当然没有我面的这个公司好，但是他们这个也还可以，对。 嗯，挺好的了，我觉得就是啊，有的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度过一段很长一段不顺的时间，然后突然就一下就都到各种事情都很顺。 就是相当于就是星期三的一个转折点吧，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五个月，就是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讲，虽然就是我有我实习了三个月了，其实就是 overall 还是有这么五个月的这么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是因为我星期三早上面完事，我还跟妈妈讲说我要回国了，对，就觉得就是已经就是觉得好像投了很多了，然后对对对对对，然后突然间就是一个小时以后就整个命运大变化，然后我就直接发短信给我这些朋友嘛，就然后给给我帮我准备这些 interview 的几个朋友也发了。 对，嗯，对，然后我发完以后呢，我在那一天里面接了十几个电话，天呐，就就是我别的那 <laughs> 些硕士的朋友。 对对，说这朋友全部给我打电话说 <laughs> Q P，然后我们听到了你的好消息，然后然后就想祝贺你什么什么的。我想说，哎，你怎么知道的？ <laughs> 对，因为大家很快，因为他们一他们都觉得我很不容易嘛，然后觉得好不容易，因为确实是，对，而且又又 relocate，然后又什么又从毕业，然后又搬家，又这又那的，感觉事情真的很多。就是反正觉得很很感动，然后就是这几天打了好多电话，然后我这个周末呢，就是花了一周末时间在买那种 thank you cards，然后只能写 thank you <laughs> emails。 对，好多人要感谢什么的，其实他们也没有帮上什么忙，但是觉得还是感谢一下吧。哈哈哈妈蛋，Thank you 一秒。对呀，其实你就别用心写呀，其实没有办法。然后这个公司呢，就是我进了这个公司，真真的是我一口气从头到尾，就是靠我自己这个公司弄过来。真的应该是靠你完全靠你自己搞过来的，对，不容易。然后，然后就是呃，还是要给他们写这些感谢信嘛。然后这就是我的这个 up。你也，你也感激他们听不懂我们节目。 <laughs> 说好也没有什么可感谢的，然后我就是还是要勉强的给你们写一些 thank you letters。 <laughs> 真的，总之就是特别真心的恭喜 Q P，然后然后我跟 Steven 还有 Q P 我们那个群也达到了一个小高潮，因为 Q P 的这件事情，然后现在那个群里就是有两个人生赢家，然后下一个。 <laughs> 可是 i 思 a 这个公司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首先你公司很高大上，然后听了你的你马上这个阿 t e 就说明他们真的很爱你。然后呢，我觉得你绝对是百分之一百就要留下，所以你只要坚持住最后的这一个月。 <laughs> 我在一切没定下来之前就是还不好说，然后我希望大家就是积极的贯彻党的十九大召开的一些方针吧，就比如说先富带后。 <laughs> 共建小康社会，然后还有什么？哎，现在都已经不是超过小康了，都已经小康，感觉是。对。虽然我一直没有达到小康，但是美好生活的愿望小康了，对。嗯。 <laughs> 就是一些对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些愿望，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努力的落实这些事情，尤其是 Q P 和 Steven。 就是说回来嘛，就是还是对你的这个 internship 转正是抱很大的希望的，因为 Cecilia 这几天就是我不想看 social media，就是那种高大上的，觉得这是我。 这是我认识 Cecilia 吗？就是那种想说我平时有多 low。 <laughs> 不是，Cecilia 平时就是说，哎呀，公司啊，好累啊，什么什么的。对，是公什么呃，同事也不知道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真的是很想骂人。你的同事都超级爱你好吗？ <laughs> 请你告诉大家这周末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也很 shock，因为我不是这周五过生日吗？ 然后我过生日，这因为我刚一到公司，我因为我通常我们同事都是来的晚走的早那种，所以我到公司就是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同事来。然后我一进去之后，我就自己先坐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之后就同事陆陆续续来了嘛。然后我还跟其中一个同事聊了。 得有十分钟吧，就说你你上那个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都没有提你过生日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们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吧？因为人家凭什么知道你什么？他们怎么知道啊？而且你又是个 intern，你刚对啊，然后我就很，奇，为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就不清楚，也也无所谓嘛。然后因为我想的是周五上一天班，然后我晚上跟朋友有一个就是一起吃火锅嘛，我就觉得很开心了。然后然后呢，结果结果就是有一个同事就说你那个你你单独跟我到前面一下，然后我就跟他去了，他。 就给我买了一束花儿， <laughs> 因为那个花是那种，他就很用心，因为我是十月份的生日，就是秋天嘛。然后他那个花儿主题的就是那种黄色系的，就是就是玫瑰啊，然后还有各种什么，呃，就是什么像是雏菊什么，就那种黄色那种，然后就很秋天嘛。然后我又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跟这个同事比较 close。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只有他一个人要送我，然后他就他就跟我，他就故意的，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也不想，我不知道你是哪种人啊，不想不想把生日搞得很很大，然后就还是要 low key，所以我就把你叫到这边，单独给你这个礼物。”然后我觉得很 make sense，而且我们俩关系确实比其他同事 close，然后我就就非常感谢他什么的，然后我就回到自己座位上，然后我一回去就发现其他同事已经把我的桌子就是布置了，就是哇，就是这。 是他们安排好的，你知道吧？然后我一回去之后，他们就就是我桌子就有一个蛋糕嘛，就是一个就是 Happy Birthday 的一个那个。 还还写了我的名字，我还觉得挺 personal 的，然后就是说明他们事先有准备嘛，就不是随便去超市买的。然后，然后还有那个小彩旗，就是那种蓝色的小旗子。然后还有我，就是我，我有个同事就是特别喜欢 Photoshop，然后他就 Photoshop 了我的那个照片跟什么 Wonder Woman 什么的。对对对对对，我看到了 Wonder Woman，对对对，然后特别的特别可爱嘛，然后就把桌子上。 布置了一下，然后我就我就很感谢嘛，我就说谢谢大家什么的。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平时就是不怎么说话的一个男同事，但我们都坐得很近，然后他就怂恿我们所有人去喝咖啡，你知道吗？然后其实我可以不去，因为我我此时还是想认认真真的干活，你就哈哈哈哈 <laughs> 我就是想要一个 w o r k h d a y 嗯，对，然后我就我就说，我好像也不，因为我们公司也有免费的咖啡，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出去买咖啡，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我不用啊，然后他们就说一起去吧什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了。了，因实际上他他就是每一环都是安排过得他要请我一杯咖啡，你知道吧？然后他就他就说，哦，那太好，要请你一杯咖啡，这样我咖啡就是就有一杯那个什么，就是他们当天的那个咖啡，又喝了一杯，然后回来之后。 刚坐下大概半小时吧，然后我就因为你公司那个邮件不是可以收到那个什么 calendar invite 那些，对你安排一个 meeting 什么的，对，然后我就收到我另一个同事，就是我早上跟他聊了十分钟，我都觉得他不知道我生日的那个同事，然后就是他 invite 我去吃午饭，你知道吗？啊，然后就跟我直接发了个 calendar invite，说我们去吃 lunch，啊，然后就是我坐下又半个小时之后，然后我们就又去吃 lunch 了，那个 lunch 的地方也特别好，哇那。 那个那个餐厅也真的是戏特别多，就是因为我那俩同事就属于那种呃，就是啊，今天认识 birthday，然后什么 birthday girl 什么的，然后那个餐厅就让全部的 waiter 和 waitress 签签名了一张卡片。我想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所以餐厅的所有的 waiter waitress，然后都给你签了一个生日快乐的卡片嘛。对，然后就是下次再来吃饭可以有就是打折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他那个餐厅也特别的好看，就是一个新开的，因为我工作那片地方本来就比我。 我住的这片儿要高级很多嘛，嗯，然后他那个周围的一些餐厅就还挺好的，然后吃饭吃的也很开心，然后对，然后就公司就是下午我回来之后，下午又做了吃吃完午饭又休息了大概半小时一小时，然后我们就又开始吃蛋糕。 <laughs> <laughs> 又吃蛋糕，然后吃完蛋糕又怎么样啊？又玩那个游戏，就是有个游戏叫比那个呃 bamboozle 的，就是吃那个奇怪的那个豆啊什么的。就这一整天就什么也没干，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各种照片发 social media 什么之类的。然后庆祝你过生日吗？今天一天公司人什么都没有干，因为他们就是走的也很，他们本身就 Friday 嘛，他们本来走的就很早，然后我们就吃完之后他们就走了，就等于我们所有人这一天什么都没干。 哎，我跟你说，这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逃班你知道吗？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也真的应该感谢我，我的生日在 Friday，就是大家都很放松，然后就有时间搞这些事情，你知道吧？然后，哇，啊！特别梦幻一般的一天，什么也没有干。 对，什么也没有干，然后，然后就是，而且就因为我，我就很 s h o c k 因为我跟他们其实没有特别熟，因为我本来就是公司的 intern，而且我跟带我玩的这帮人不是一个 team 的，他们是 marketing，我是 communication，就我们很接近嘛，我们连着做，然后我，但是我自己 team 的，我的那个小小老板在德国，大老板呢是在日本嘛，然后他们都不在这边，然后就等于就被隔壁的 team 就是 <laughs> 带飞，你知道吗？啊， <laughs> 他们是怎么知道你的生日的？ 是我们公司就是每个月会发一封邮件，就是这个月过生日的都有谁，就是可能他们看到哎知道我是十月份过生，然后他们可以 check 我的 social media 可以看。哦，一提到 social media，就是 LinkedIn 上面有祝生日快乐这件事情，我是真的不能理解。我希望 LinkedIn 赶紧取消这个。 <laughs> LinkedIn 怎么知道你的生日的呀？就是 LinkedIn 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 就是告诉别人这是你的生日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OK 啊，然后然后就会有很多你不认识的人祝你生日快乐，我就 <laughs> 我就烦。你现在真的，你现在是仙女在抱怨有太多的 followers 吗？不是不是，因为 LinkedIn，因为你用 LinkedIn 的目的是为了工作的上的，就是对你说生日这种事情非常 personal，你没有必要在 LinkedIn 上面说，对吧？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anyway， <clears throat> 然后然后周五晚，哦，周五真的要累死了，我周五晚上就是。 跟我一些约好的我的朋友们吃火锅嘛，嗯，然后吃的也很开心，因为我就很爱吃火锅。然后因为有一个男，就是我一个另一个朋友那个男生，我们俩生日差一天，然后等于就是我们俩和我们一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吃火锅。我吃了一个橘子，不好意思。对。 我在认真跟你讲，但是我也可以吃点橘子嘛。 <laughs> 就是，然后，所以你的火锅也是，所以你们俩一起过生日的晚上的那个。对，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就是 common friends，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一起吃火锅，没有必要分成两个局。然后我们吃完火锅之后，就本来要去唱 K T V 的，然后又去打牌，我真的是好开心，就有一种回到十八岁的感觉。你知道那种在在本科经常打牌，然后就打到半夜什么两三点那种，我真的是人生已经很久没有打牌打到夜里三点，我三点。 才回家星期五，天哪！就一直在打牌，你知道吗？ <laughs> 因为打牌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就是我们玩那种还是要配合的，就是两两个人两个人配合那种，然后就是打，反正打的很。叫什么什么什么游戏啊？就是那个游戏叫掼蛋，我之前没有玩过，是我朋友现教我的，而且我还赢了，最后特别开心。Birthday luck，真的是。 <laughs> 好烦的，因为我觉得我是用实力，就是征服的零到三点终于赢了，你知道吗？然后其他人就觉得说，哎呀，你朋友，因为你过生日，你朋友肯定让着你啊，或什么的。我想说，他们真的没有让我们，而且我觉得他们输的很自然，他们他们输的想骂街，很自然，为他们输的想骂街那种。因为他们最开始一直在赢，他有点类似于那种双生还是什么，就是往上计分的。嗯，对。然后他们已经打到尖儿了，然后就已经打到 Ace，然后就是要连，我们要连赢三把才能赢他们。 哇！所以你们翻盘了是吧？最后对，就是我们最后连赢了三次翻盘，然后我就很开心，就这样。 <laughs> 我觉得他们就是输了，我们就是靠实力，跟 birthday 没有关系。 是你的实力，你的实力。所以你现在周五就是完全就是在这种幸福中度过，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三点。因为你记得周五周五早上，来，我和那个 Steven 不在群里面问你嘛，我说就是你是你今天是不是要穿什么皮鞋、衬衫，就是要搞自己搞得很好。 <laughs> 对，然后你说你要拆是吧？但是我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衫，就 <laughs> 因为我因为我觉得心里还是有所准备吧。你 <laughs> 对呀，李星本人就是这样的。 Always be actual, be prepared。 <laughs> 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考虑到就是那个，就因为你上班，你不可能要穿，因为你肯定还要穿衬衫什么的。然后我想到可能会有同事送我一些小礼物啊什么的，但我没想到他们就是把一天安排的这么好，就这个是我很 shock 到的一点。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这些同事做这些。我周六，我周五不是就是晚上三点才睡，然后我周六中午才起，然后我就是有那个去了那个之前一直提到那个 high tea 嘛，五星级酒店的 high。 气吗？我看到照片了，看照片以后我就很想那个死，因为我看到你旁边那些，就是旁边那些桌子嘛，都是六七十岁那种老头老太太，都是就是很有钱的那种，一看发现这肯定是那种 <laughs> upscale，就是非常非常贵的地方。我一看你的那个照片，就发现天呐！因为我当时去那个地方是，就我朋友，我不是有一个 birthday planner 吗？ 嗯，其实也是说出来，也是我们互相商量有哪些活动。当然，他付出了很多在 coordinate 各种 <laughs> 各种 event 方面。然后就是他，他跟我说这家 Hi T 是他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就这个餐厅上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去吃饭，巨贵吧？嗯、 <laughs> 没有还好，Hi T 还好嘛。如果我们吃那个吃正餐就很贵了。 嗯，然后，然后那个，然后结果我们他那个要求 dress up 嘛，然后我就还好，我有女女生就还好，就穿个裙子什么的。然后他就因为男生就很就很一 dress up 就很烦，他就直接穿着他订婚时候的衣服。 特别的 extra，因为平时就根本不会穿那穿，就是男生我觉得平时就更 chill 了，就女生。对呀，而且尤其你在 tech industry 都没有什么 dress up。对，然后他就说：“哎呀，真的也没有什么衣服，就穿订婚时候的衣服。 <laughs> ”然后，然后我们就吃吃那个，就是会有那个那个，就那个他那个那个 high tea 真的还挺好，那个水晶灯特别特别的大。 就是，然后我们那个座位就在窗边，你知道吗？就是又很安静，然后又很好看，然后就会有服务员就是过来给你倒茶什么的。因为我点的那个，我点的那个水果茶，就是我我家里也有类似的水果茶，就是就是因为你有很多。 残渣啊什么那些东西，然后它是有一个那个过滤的那个那个小东西，然后你倒完了之后，你的那个茶里面是没有任何残渣的，就是特别纯净的。而且你是被 serve 的，然后你是被 serve 就是别人帮你倒茶，然后我今天回家就是昨天昨天翻次一天，今天回家就是自己自己用嘴吹开那些。Go <laughs> back to reality，对，只能不急，一天。对，因为哎。 一直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日过得有多高级，显得很没意思。我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朴素的生活细节，然后， <laughs> 然后他那个嗨 T 就是。 那个它不是有三层嘛？是是，是，底下是三明治嘛，上面是那种下面是对，最下面是 scones，然后就是那个中间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就是算是 high tea 里面的主食，就是比如什么 cucumber sandwich。对呀，对对对对，cucumber sandwich，我那你就是正宗的这种英式的下午茶。哎人这家超级高级的好吗？我觉得这家真的是我在死丫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高级的人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的可怕。cucumber sandwich scone，然后再加上什么？ 然后对，然后还有他那个还有什么 salmon 的一个 sandwich，哇，那个鱼真的太好吃了，就整个第二层吧，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然后最上面就是一些甜点，然后也都也都很好吃。然后就是有马卡龙，然后还有什么各种小蛋糕什么之类，还有那个。 curd 就是那种 lime curd 什么之类的，然后总之我觉得特别好，然后它那个餐具全部都是就是金光闪闪，你知道吗？就是就特别特别做作。然后我现在就好想去，啊，真的是，我们下次 <laughs> 攒钱再去一次吧。 <laughs> 不用攒钱，其实还行，不算不算特别，但是你吃完要嗨 T 之后，这是我去西雅图的 must go，先把这个写在 list <laughs> 我跟你说，你吃完那个嗨 T 之后，其实你当场还能再吃它一碗炸酱面那种感觉。 少，就所有东西都特别的少，你知道吗？然后就比如那个 cucumber sandwich，就这么一点点，然后就拿在手里一口就吃完了，就是很快就。可是你享受那个 b s h 的感觉，那个 satisfaction，就已经让你能够很饱了。你吃一口觉得就是很饱了，就我不需要再吃任何东西，我就已经吃到精了，精哈。 <laughs> 就是靠仙仙气活着，对对对对对，总总之就是挺还挺好的，然后就一次非常好的 experience。然后那个服务员，因为他那个订餐的，他那个这个 table 要提前 reserve，你知道吧？然后他 reserve 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你是什么为什么要 reserve？然后因为是我朋友订的嘛，就说就要 have 要 birthday。然后他就给我上了一个就是那个巧克力草莓那个，看到了一个好棒啊！ 就又又吹， <laughs> 还有蜡小蜡烛，然后就又吹蜡烛啊什么的。他是免费直接给你们上吗？因为是 special event 吗？对啊，他就免费，而且还有还有字，就是写 happy birthday 这样，就很开心，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在在这个在这个 g e o r g a n 发生了一件特别尬的事情，是我想让服务员用拍立得给我们照一张照片，但是我的拍立得没有相纸了，我之前没有注意到， <laughs> 就是他摁完了之后并没有东西，就是，就是。 这完全就是你知道，所以你为什么需要一个 event planner？我觉得你可能还需要需要一个 personal assistant。哇，我真的我太照顾你起居，我非常非常需要 personal assistant，因为我所有东西就是特别的混乱。Anyway，然后我们去去完了这个，去完了 high tea 之后。 我跟你说，昨天在下图，哇，下着中雨，然后我穿一个大衣，然后一个皮靴子，还有一个那个就是那种礼帽。嗯， <laughs> 天呐，你真的是 extra 大雨天你这么 extra 干嘛？我真的所有的东西我真的超级后悔，我就觉得太作了，我真的应该穿件雨衣的，因为 <laughs> 所以直接毁了吗？那件衣服？ <laughs> 那倒也没有，因为我打伞，我后面就直接把帽子收起来，因为因为我不可能戴着帽子直接下雨，然后我就直接打伞，因为下图人一般是不打伞的，好有这个画面感，然后。 我的，然后我的皮鞋就在雨雨水里面淌，你知道吗？ <laughs> 就是特别可怕。我觉得我的鞋就毁了。Anyway，然后，然后今天下午晴空万里，就一过完生日就哇天，天天也特别蓝，然后云彩什么都特别美。然后我我们去吃 <clears throat> 吃完了 happy 之后，我们就去打了保龄球。然后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保龄球，然后我发现你在国内没有打过吗？我我。 可能很小的时候打过，就我保龄球不属于我日常的娱乐活动的一项，然后我就很不熟悉。然后这应该算是我就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打，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保龄球上轨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我就想着， <laughs> 然后因为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打就是你每个人 reserve 一个一个道嘛，然后周围全都是就是全部就是全部。 打那个打打完之后，然后大家就爆发出一阵欢呼嘛，对，就是一下全部打完。然后我们，然后我们这道就是能上轨就爆发一阵欢呼。 <laughs>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今天就是在录之前，我偷偷的看一下 C C R 的朋友圈，然后我发现，我看 <laughs> 我看到那个呃保龄球的那个那个那个分数，我想说，怎么两个人都这么烂呢？我竟然还好意思打保龄球！ <laughs> 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两个人嘛，我就看一下分数。三个人，第一个人是对，第一个人是很会打。我就我只看到你的 C 和 S，就发现两个人分数太低了。然后超级低，我就其中一个好吧。然后， <laughs> 思啊，你这样的朋友也给。 <laughs> 对，然后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完全不会打。我们，我们就我们打球就是。 打球，我 <laughs> 感觉保龄球说打球好欺负，打球感觉是篮球一类的。Anyway，然后就是就保保龄球，然后真的就是完全上不了轨，而且我拿那个球拿了我手指。你是不是拿了是大号的？因为它有不同的号，你要拿一点我我我对，我拿的就是挺小的。然后我就是，我就觉得我手指头真的很疼到后面，然后又上不了轨，我就很着急，你知道，我就不明白我自己生日。你知道，就打保龄球，我们以为打了一个小时，然后是打了多久？发现才二十。 分钟，哈哈哈哈哈就是度日如年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度日如年，然后你就有一种，因为你过生日本来应该是 all about you 的一个一天嘛，然后就觉得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 <laughs> 就产生了怀疑。主要是就是你你旁边的那些 team 就他们那些轨道可以看到你就很 embarrassing，就如果是只有你自己的话还好吧。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觉得。 就他因为美在美国这边可能青少年什么的就经常打保龄球，他们像老年人嘛，老年人也打，就他们打的都特别好嘛。然后我们这边，而且我们又很大声，就我们一上轨我们就特别开心，然后别人可能就感觉很 confused，就这群人在干嘛，你知道吗？ <laughs> 而且最搞笑的是，因为我跟我的那个朋友，我们刚去嗨 t 玩，所以我们很 dress up。 然后，然后我们去打保龄球。然后我那个裙子是那种，就是它那个有那种两边有那种细带儿，你知道吧？对对。我一打那个带儿就快掉下来了。不是一个人穿了订婚的西服，一个人穿了高级的这种裙子去打保龄球， <laughs> 现在我大概能理解你们为什么分那么低了。对，然后我们就是特别的 extra，就我们又同时想 fancy，又想就是很 fun 的那种，就是同时追求不同的这种效果，然后。 你 <laughs> 打完了简短的打完了保龄球之后，我们就又冒着暴雨去啊，又喝了个奶茶，然后我们就去那个那个拉面店，因为不是过生日要吃面条吗？就是长寿面。然后他那家面是一个挺有名的面馆，就是京从京都就是开就是一个 chain 的那种，然后叫天天有，就是。 就是含义就是不不仅今天有，然后天天都有嘛，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那个感觉。好， <laughs> 这这听起来就不像那种高级的名字啊，天 <laughs> 天都有。但是很好吃那家，而且然后然后我们就去，因为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自己 hand 就是 homemade 两个两个蛋糕，就是分别是火锅局和这个拉面局吃的。 天呐，就特别的 extra，就是他做的特别特别的好，他那蛋糕就是比我外面吃的任何一款蛋糕都要好，而且是很大的那种蛋糕，就是八寸啊那种。还有还有朋友为你专门定做两个蛋糕吗？天呐！不就他自己做的，就他自己道他自己在家自己在家做两个蛋糕。对呀，我就觉得特别的感感谢这位朋友在在收听。 这次节目的时候， <laughs> 这一秒钟是专门是给你的， <laughs> 对，专门感谢你的，真的真的特别棒。我所有朋友吃到他那个蛋糕都就是完全 shock 的。就我不是前一阵子做月饼吗？就是在就是在这位小仙女的指导下做的。啊，明白。就是她很会做。你难道不应该感谢我吗？就这一切， <laughs> 就是感谢我花了大概三四个星期，每周在节目里面就是为你的生日打 call，然后大家都知道你是。 <laughs> 我跟你说，真的要感谢 Q P，因为 Q P 是 literally 第一个，就是就是祝我生日快乐的。 <laughs> 因为我因为后面就是因为后面就是有很多人是看我的就是 social media 呀，就比如 Facebook 上或 LinkedIn 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可能你们就是也记得或 anyway。 <laughs> 但是 Q P 是我是他有我生日的那个 Google Calendar。不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是第一个？我的 Gmail 就一直天天说“ c i l i 的生日，c i l i 的生日”，因为很奇怪，因为我。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也不显示别人的生日，他只显示写现在一个人的生日，所以我一直觉得哦，写现在生日快到了，所以一直祝他生日快乐。所以就是我星期三吧开始给你祝生日快乐吧，就是我一直以为就已经是今天，一直在祝，就是哈哈哈哈所以这个点特别好，以后大家就是想过生日一定要给周围的 friend send 那个锅，看。开，但我没有给你 send。 你知道吗？是你自己的 Google Calendar 里面有我的生日，对我觉得很奇怪，可能就是 back to 二零一二年的时候， <laughs>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换过我们的 email address 嘛。 所以就是我是有一些人的那个啊生日的对可能在上面对对对对然后 Q P 因为当时就是就是几天前还没有人提我过生日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我还在正常上班然后我就收到了 Q P 给我寄的那个生日礼物哇打开之后因为它是光它那个盒子都是有那种包装的你知道吗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可能都没见过因为因为因为我是专门选的那个但我不知道具体长什么样巨好看因为它是一个纯白色的盒子。 然后用那种就是绿色的那种丝带，然后那个上面还有那个就是绿色的纸，还有那种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感觉的那种装饰。然后我就整个人 shock 到，就觉得哇！然后打开之后，然后 Q B 送了我一个特别特别仙的一个酒杯，就是一个它那个粉葡萄酒杯。其实我觉得那个粉色特别好看，它那种淡淡的，然后又不是很粉，然后那种就是。 玻璃里面透出去淡粉，就完美的符合我想要的那种气质，就特别仙女。你可以说一下你的那个酒杯是多大？那个葡萄酒杯超级大，就是大概像脸这么大，然后 <laughs> 就是你那个那酒杯里面就是装下半瓶酒，绝对没有问题，半瓶葡萄酒绝对没问题。因为因后是这样啊，你先说， <laughs> 你先把这说完，因为这有个故事。对，就它那个酒杯边上就是镶镶金嘛，就有一圈金，然后它还是，然后你。 看打开之后就会发现它那个是什么 handmade 在什么捷克，那个 <laughs> 捷克共和国 handmade，然后就有一种哇，就是仙气缭绕。 就是因为因为紫青啊，就是说哦，收到你礼物，然后特别感谢我，然后后面就没有后文了。我想说，哎，我的生日礼物按理说是有一个 big impact 的，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反应怎么没有那么 strong，你知道吗？然后隔两天就就问他，就打电话时候问他说，哎，你那个礼物收到收到了呀？然后我说是什么呀？好不好看？他就跟我说啊，就是很大的一个酒杯嘛。然后我说，Excuse me，这不是我送的呀。 <laughs> <laughs> 对，就是这个事情。嗯，就是他那个巨大无比的红酒杯，并不是我送的，并不是我买的。就是我给我给思仙买的是一套仙女的这个小酒杯，酒小酒杯就正常 size 的酒杯，就里面就包括一个白葡萄酒杯、红葡萄酒杯，然后嗯，一个喝马提尼的，然后一个喝什么，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喝 cocktail 的。 啊，还有另外什么小小，反正就是五个，然后就一套的，一套，但都是 single 的，就是因为是因为 <laughs> 单身专用的嘛， <laughs> 就是 <laughs> 就是就是五个那种，对，就觉得新的不得了，已经是粉色的，然后呢，就是发过去了，然后后面后面发现怎么就成了一个了，可能他，然后后面因为我说我过了几天又收到这个公司的 refund 了，他 refund 给我一些钱。 然后我后面仔细一看，发现就是他们可能我送那一套没有货了，然后他们就擅自做决定，然后给我给给小佳佳寄了一个就是大款的那个红葡萄酒杯， <laughs> 然后。 <laughs> 然后就给他寄过去了， <laughs> 然后还是一样的包装，然后把这些剩余的钱就就 refund 给我了，然后我就很生气啊，这个东西对，因为晚上我觉得很好的，但是主要是跟他想象的点可能不一样，因为他送我一个很大的酒杯，我感觉他想表达意思就是说你要就是一醉方休，然后就是就是喝酒， <laughs> 但是他想表达意思是仙气缭绕，所以我的反应就是跟他的 expectation 就是不 match，你知道吗？对呀，因为我想说你肯定会说，我可能要用这个什么，因为我不是你要那个什么 bus 的。 话可以，你的 Alice Smith 嘛，然后你的 Candle <laughs> 现在又有一个红酒杯，因为你之前不是 Bar Light 还没有一个很好的酒杯嘛，我说啊，现在有一个酒杯可以配那些东西，对对对，你的 b o u e Night，对，本来是搞这个的，没想到后面他那个酒杯给我送错了， <laughs> 但是也挺好。然后最搞笑的是 Q P 跟我说，没关系，你可以在里面养植物，笑死， <laughs> 因为我也不知道那么大的酒杯能干嘛。被你笑死，就直接喝酒啊，用来就是你你每次少倒点不就得了吗？ <laughs> 也可以，也可以，我没有想过这一点。对，对啊，而且可以很好那个醒酒器，它开口很大， <laughs> 当醒酒器用。开口很大，开口像，对啊，就挺好。而且就是你跟那个酒杯照相，显得你脸很小。哦，天哪，这一点没有想到，像你的脸要大，然后就觉得你的脸就是特别的小，太逗了，真是太好笑了。期待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呃，还有怎么着？对，我们吃了拉面，然后就是晚饭结束之后，哦，我们去看了那个 Seattle Symphony 那个那个小提琴。 哇，是吧？超级的震撼，我跟你说，特别特别的棒，而且我们那个座位简直不能再 center，就是我们前面，我跟你说，就我们是坐在 G 排一楼的 G 排，因为它那个整个厅有三楼、二三楼吧，我有没有三楼？反正肯定有二楼是有的。然后我们后面全是人，然后我们坐在最靠前、最中间的两个位置。我当时买票的时候，我我我绝对绝对是有人退掉那两张票，就是因为要不然的话，怎么这么好的位置？对。 绝对不可能。然后我们前面坐的都是那种就是 disabled 的 people 的那种。啊，那就那你就是已经不能在前了。就我们就是不能在前，而且我们那个，因为你你最前其实你也看不清那个台嘛，就你还是需要。 <laughs> 所以 disabled 我就坐那儿嘛。我这么难过， <laughs> 你么一说好难过。 <laughs> 不是因为 d i s a b l e 就是我还我就这样。很进出方便嘛，啊。 对， <laughs> 我我们怎么说都不对，感觉对，咱就是他们先 <laughs> 优先嘛。对，对他们比较优先，然后他们坐在很靠前，然后我们那个位置就看台看的又很清楚。就你知道那个那个小提琴那个演奏家，就是跟中提琴那种眉来眼去啊，然后就是那种小动作，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那个就是中间有一段，就是所有的小提琴们都在那块拨弦。 其实那个声音很小嘛，就是就是一个配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坐在后面的人可能根本不清楚他们在拨弦，他们就觉得可能他们就这时候就没在演了。但是我们坐在那儿就很清楚的能听到他们拨弦的声音，就是非常细微的声音，然后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好吧，因为这样我我我我偷看了一下你的那个啊 Instagram 的那个 story，你不用偷看，你本来就是。 friend，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好吗？ <laughs> 因为我就是因为是这样，我说偷看是因为我忘记看了，因为我在录节目前的半小时说，哎呀，不知道聊死西亚生日吗？看死西亚生日做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你做了什么不知道嘛？然后我看了你的那个呃 story，然后发现你你为什么就是。 对着人，然后在那拍，就就是 C C D，就是三百六十五度，三百三十，三百六十度，然后就是用那个相机就拍了他， <laughs> 环了一圈，他身边的人嘛，就相当于是说他在最中央，就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看他拍，就是让你把所有的人的那个脑袋都拍进去了，大家都在看这个人为什么在拍我们，对，就很尴尬，我看了有点尴尬。 <laughs> 没有啊，就是显示出我们坐在很三头人。对，但我感觉到你在最中间，因为你前后左右都是人。 <laughs> <laughs> 然后我跟你说，我们去看那个演出，真的是，我就觉得我以前在西雅图没见过那种很 extra 的人，真的是因为没去对地方。然后，因为他那个演出太 low 了嘛。 <laughs> 对，也不是不是 low，就是生活圈子的 lifestyle，是另一种另一种 lifestyle。然后，然后真的是我们旁边那个一一对 couple，然后就是那个男的就穿了很正式的那种西装一身，然后那个女生直接穿了一个黑色的长裙。 就仙后，你就是要 dress up，特别特别的 dress up，就是连我们去 high tea 的，就是那身儿都完全比不上的那种，因为它就完全就是露胳膊露腿，就是很冷嘛。你想大冬天外面还下着雨，然后它那个它那个就是很老派的那种，还要 coat check，就是你可以把你的 coat，然后就是拿去人工的，就是让你挂一下什么的。哎呀，特别的高级，总之就是度过了非常仙气缭绕的一天。 所以你就是给你以未来的生活有 set up 一个新的标准了吗？ <laughs> 没有，没有。我今天我今天就是很累，然后就在家看电视，然后睡觉。 <laughs> 因为你前两天过生太不给了。对啊，然后总之就很开心。然后就在节目里面说一下，就首先非常感谢 QP，就是前几周就一开一直在开始为我的节目就为我的生日预热，然后 <laughs> 导致我周围的朋友就是很有压力，然后就是非常。 非常重视就是此下生日这件事情，然后然后呢，就是非常感谢所有，就是不论是微信上面还是现实生活中跟我祝了生日快乐的朋友，还有家人，然后就是觉得很感动，然后非常感谢大家。 嗯，所以你这个在国外的生日其实也应该能够堪比你国内的生日了吧？我觉得这是我就是 best birthday，真的，我在国内都没有过这么 extra 的一个生日， <laughs> 因为在国内超级 extra，而且搞了两天，你知道吗？就是 <laughs> 因为因为你在国内其实你就吃个饭，就你就家里人，因为我们家是，我们家是会一起吃个烤鸭，通常，然后然后再跟同学就是可能一起约个饭，然后唱个 K T V 什么的，我觉得就 OK 了，其实。 在这边真的是一堆活动，我真的好累，而且昨天下着中雨，然后然后还穿的那么 extra。 <laughs> 还有，就实你的活动都是很多都不重复的，但就是各种就是各种各样的 fancy，但都没有重复，但都很高 <laughs> 逼格。对，然后但是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开心。其实我有的时候，我我我在想就是。 就是你生日的时候，你不是过了这么一天吗？其实你人生中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就是安排很多活动，然后去享受一个 fancy 的一天。但是就是因为你生日，你对你自己是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嘛，就是有一种就是 milestone 的感觉。然后又是一个应该有仪式感的这么一天嘛。今天这期节目就是我跟 Q P 给大家 update，就是我们俩人生中发生的一些现阶段发生的都是很很重要的一件事儿。 当然，Q P 的工工作事儿其实比我过的生日重要很多。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听完以后，发现你的生日感觉要很很隆重，就是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就是有工作这个喜。我突然觉得你的好 fancy 的。 今年真的是始料未及，我跟你说，我真的啊！而且你知道，你你很多时候就是你脑子里面想很多计划，但是最后能实现的就很少。你有那种感觉吗？就有时候你你 plan 的时候，你就想，哎，我想我想去这个嗨体，我想去看什么。但是今年全部都实现了，然后每一件事情的衔接也非常的好，然后所有周围的朋友又很捧场，然后我真的就有一种， <laughs> 你应该感谢你的那个 event planner，感谢我的 birthday planner，下下一秒是为你准备的，噔噔噔噔噔。 真的真的很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然后最最那个什么压力最大的是我的 event planner 下个月过生日， <laughs> 我我就想我 move back，我现在就直接回国呀，真的是 handle 不了。你现在没有办法 return the favor 了，就是你根本根本没有办法，我根本完全没办法。然后就是真的，你可以自己做你的 handmade 的 small things，对吧？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东西给人家，然后发现你自己做也不会做， <laughs> 你真的就是。 <laughs> 走安道 d friendship， <laughs> 就没想到人生就是走到这一步， <laughs> 真是山穷水尽，不知道，就就是就这样吧。那个，哎呀，没关系啊，再说吧。撤，撤，撤，撤，我们 chill。 <laughs> 然后发现，然后下个月同一时间，Q P 跟喜笑录一期，就是当我失去友谊的时候的我微电影中。 嗯，因为说到下一周呢，Cecilia 和我都有 travel plans，就下周又是一个特别不 y 的一周。我们真的是发现越来越不 y 了，因为下周 Cecilia 要去三番，就是对记者开新闻发布会。哎呀，我天哪，压力真的好大呀！太厉害了，好可怕！但压力很大，但是怎么说有压力有动力嘛，然后最后表现会更好。好的，谢谢您，借您吉言。 <laughs> 然后呢，呃，On the other hand，我自己呢，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但是就是 <laughs> 我要我好烦，我要去纽约，就是呃看我们那个朋友 Claire，然后呃就还有几个其他的朋友，然后在那儿过那个 Halloween。哦，你在那儿能你在过周末？好的。 然后，因为下周我这边的就是行程安排什么的不是很确定，因为 Q 因为 Q P 是很放松很放松的去找朋友嘛。然后我我我不知道我那边怎么样。然后如果我下期节目不能 join 的话呢，就是让 Q P 跟 Claire 给大家就是做一个对谈这样子。对，就是嗯，就我们的朋友那个 Claire 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highly achieved 的 young professional。因为我觉得。 对，因为 Claire 在我们这个 generation， <laughs> 因为真的已经非常的优秀，我觉得，然后他肯定也有很多。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也不需要就是我们就是 host 就是说太多，我觉得就是期待下一期节目吧。然后我发现我们节目真是越来越成唠家常的节目了。下一期会带来聊一点高质量的访谈。对对，我就是穿插嘛，因为我因为我整个一周也没有什么高质量， <laughs> 就是就是在 celebrate。然后那个呃上期节目在网易一直没发出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 就是在开会还是什么？就是，就是因为网易，网易通常会比 Apple 要慢一些，因为它有一个审核的一个过程。但是这期就是审核的时间非常的长，然后到现在我我 check 了一下，还没有 publish，就十天了吧，十几天了。 对，然后我给那个那个小编也发了私信，就是我想我就说我们已经上传很久，然后都还没有，然后都还没有回复，然后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是用苹果手机的话，可以直接去 Apple 的那个 Podcast 听，然后网易的话再我们再观察一下好不好？然后再看一下什么时候能发出来，这样。对，就先这样对，然后就是那今天这期就到这儿，祝大家这周开心喽！祝大家开心，拜拜。 拜拜。